ฟังธรรมตอนเช้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รัดที่ว่าภาวนาใหม่ปัญญา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จริญภาวนาถ้าไป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จินตมยปัญญา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ระดับที่สอง ถ้าศึกษาอ่านตำรับตำราที่ว่าสูตรต่ไม้ปัญญาปัญญาต้นต้น 那么文思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在座的很多位都已经有了文思的基础了。那么该是时候老老实实的修了。 多少年，多少生，多少世，如果你不实实在在的修，还是不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所以，这条修的路是一条最直。 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ได้ตัดสโลเรื่อง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มีการ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ทุกมันต้องเห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สติ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เห็นนะมันทุ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มีทุ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佛陀讲啊苦 即灭道苦啊，不是让我们跳到苦里面去感受那种苦，不是，苦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苦是好东西，我们知道苦，我们看到苦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让大家做的事情。I'm เห็นวิธีดับทุกข์要能看到啊，用啊某一种方法或者是哪一种方法才能让你苦减少或者没有。ดับ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แล้ว苦没有了。นั่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ติทางนั้นคือ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、内心的眼睛，啊，就是不断的知道、不断的觉知，用我们的内心的眼睛，啊，去解决我们的苦。那么，啊，这个事情。 มันคือ 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เหตุ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เช่นมันหลง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รู้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รู้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รู้ มันจึ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ตัวไม่รู้ซะให้เป็นตัวรู้ซะสติในนำพาให้เกิด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ได้ 苦、集、灭、道啊，是因果的关系。苦和集是因果的关系，灭和道也是因果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啊，要知道啊，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如何在修的过程中去实践？啊，那么我们就把迷。 变成知道啊，把生气变成知道啊，把好坏对错都变成知道。你要能找到啊解决问题的方法。ไม่ใช่คำอธิบาย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ี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ประสบเอาเองเช่น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 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ถ้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ทุก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เดินทางจะก้าวเลย ก้าวแรกก็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ป็นก็จึงไปก้าวที่สองไป那么啊，每个人都有苦，你一定要啊找到苦的原因是什么，和如何让苦减少方法。曾老说。 在这儿啊，不是背给大家听，啊，是由长老他老人家亲身啊体悟过的、亲身经历过的啊体验过的事情啊，那么现在来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那么告诉大家也不是让大家记下来背下来，是让大家去。 实实在在的去做，啊，看到了苦，啊，希望，啊，苦减少，那么就去，啊，实实在在的去用一个方法，去真正让苦一天一天减少，啊，一定要这样去做。 า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จะไม่เห็นหลงพอมีสติเห็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หลงว่ามีก้าวแรก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ก้าว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แล้ว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หลงแล้ว那么啊，跟知道、看见、苦来了、迷来了啊，马上。 第一步你要能看见啊，所有众生在迷，是因为这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啊，看不见，不知道啊。我们先看到它，看到它，马上改变。自己。 เช่นกายก็มีเหตุที่ทำให้หลง 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ก็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ทำให้หลง 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โน่นคิดนี่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ทำให้หลง 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ทำให้หลง ไม่หลงตรงสี่ด่านเราได้พูดต่วันต้นต้นแล้ว不要再迷了，不要再苦了，不要再生气了。 不要再对错好坏在打转，你要把我们教的方法实在的去用，不要一直在思维。我们从第一天就讲，让大家老老实实去做。啊，尊者说，越老实的人收效越快。啊，老老实实的就去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 是几节了啊，还不够苦吗？การฝึก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การฝึกภาวนาเนี่ยอย่าเไป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ให้มีการทำไปก่อ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รรมมฐาน ให้กรรมมันพาไป ถ้าทำ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เอากายไปที่ตั้งก่อน 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ดู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แรก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เป็นสูตรอย่างนี้就是这样不停的啊看见，不停的回到当下啊，这就是佛陀教的苦集灭道里面的道啊，你已经走在道上啊，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，什么路？ 方向灭苦的路，啊，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，就是不管啊发生什么，啊，清楚的知道，清楚的看见，清楚的回到当下，跟觉性在一起。如果能够看见，那看见，看见什么？心，看见什么？心，就看见啊，龙在升，升在佛心。 ดูกาย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ไปเป็นพวงถ้าดู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ลย มันจะสับสนให้มีที่ตั้งที่กายไว้ก่อนเรียก่ายาย่างุปัสนา我们啊，洞中禅呢啊，是借由观身。 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แต่เป็น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รู้ หาคำตอบ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จึง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จึงรู้ตอ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สมถ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เพราะ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จึงเห็น 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จึงรู้ตอบทีหลังไม่ไม่ใช่ตอบ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จึงตอบได้แม่ศีล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是修止 还是修观，是修释摩他，还是修提婆舍那？啊，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。长老说，啊，你一定要出现了，你才知道；啊，你碰到了，你才知道。没有出现过释摩他的人，我们在这讲一万遍。 什么是在修止啊？那么出现了，及时解决啊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不要在啊修之前先去研究啊，哎呀，那是个什么境界呀？那是个什么状态呀？那么修平卢遮那也是一样，修观也是一样。你真的看到，你真的知道，你真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，你才知道什么。是。 มีศีลแล้วจึงรู้ว่าตัวเองมีศีล มีสมาธิแล้วจึงรู้ว่าตัวเองมีสมาธิ มี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 จึงรู้ตัวเองว่าปัญญาศีลมาช่วย สมาธิมาช่วย ปัญญามาช่วย จึงรู้จักว่าเรามีศีลมีสมาธิมีปัญญา那么啊戒啊戒律的戒戒也是一样什么是真正的戒 什么是真正的定？啊，什么是真正的慧？啊，那么洞中禅的啊，导师啊，这样告诉我们：有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在持戒，不然这两百条戒、三百条戒只是变成口头禅而已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。 我们在这每天，啊，很多人已经可以持到上条戒了，啊，而不是表面的仪式上的啊那种戒。一个有觉性的人，啊，终身啊都是有戒在。的。那么，觉性带来的戒会产生觉性带来的啊所谓。 性非常圆满的一种状态啊。这时候你产生的智慧就是佛陀的智慧。แต่ก่อน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การรักษาศีลต่อไปศีลจะรักษาเราเองไม่ให้ตกเป็นที่ชั่วแม้แต่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คิดเพราะมีสติ จะห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เป็น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การผิดศีลได้ ผู้ที่ถ้าศีลรักษาคิด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คิด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อะไรไม่กระทั่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ล้วก็คิด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ศีลไปแล้วศีลรักษาเรา一般我们都会去持戒在洞中禅不讲你去持戒，在洞中禅讲。 如果你知道啊，你能看见啊，你能时时刻刻活在当下，是戒在护持你。长老讲的戒就是觉性啊，觉性每天都在带我们走一条正确的路啊，觉性让我们在正知正见里每天茁壮。 不是像一般人讲的哦，念了几百条戒，我们就在那每天啊很紧张，的，一定要把持得住哦啊！所以尊者讲，长老讲，要先有决心，有决心你就戒定慧具足。我也晓得，你这是。 ไม่ทำชั่วไม่พูดชั่วไม่คิดชั่วเป็นศีลแล้ว มีสติ จิตใจก็หนักแน่น มั่นคงเฉพาะเรื่อง ไม่เลยหลายเรื่อง เฉพาะเรื่องแน่นยำชัดเจน มีสติ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รอบรู้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้ยกว่า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 มีสติ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มาเป็นพวง ทั้งศีล ทั้งสมาธิ ทั้งปัญญา 一个有决心的人，说什么做什么啊，都是在正道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戒已经拥有了。啊，一个有决心的人，啊，每天啊，身口意的流露，啊，也是在正道上。 这是真正的在持戒。那么每天吃口意从早到晚都是在觉性里面，这叫真正的病。这是佛陀讲的病。那么一个从早到晚啊都有觉性，都跟觉性在一起，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啊，他一定是非常有智慧。 对周遭的一切都清楚明白，什么该说，什么该做啊？这时候该笑，吗？这时候该哭，吗？嗯，这时候啊该说这句话吗？啊，都应该清清楚楚。这叫真正的界定慧，有了觉性，你真正的啊有了界定慧，真正的啊成了一位。 หัวี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ไปสงสงสัยมีสติทำให้เข้าถึง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 อันตัวหลง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ไม่หลงเป็น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อันโกรธ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 มีสต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ก็ให้ถึง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เพราะสติเป็น เป็นนำพ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ำให้เข้าถึงได้จากนี้那么昨天啊，有一些学员提到自信啊，长老说什么是自信？自信就是把迷变成知道。 把迷变成知道，自信就显现了。啊，把苦变成知道，把乐变成知道。啊，如果你还苦还乐还迷，永远也找不到自信。但长老说，这个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啊，一定要通过你实实在在、老老实实的修。 亲眼看到了。然后说他怎么给大家形容，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自信。你一定要从亲身的体悟当中，亲自的去看到啊！ ใช้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ผิดพลาด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ต่อมาดูแล้วมันไม่มากจริงๆจึงมา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หรือว่าพยายามตั้งสติ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มันถ้าจะเปรียบเหมือนรถก็มันรถมือสอง เคยมีร่องรอยมาแล้ว ใ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ใ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ใ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อาจจะหลงมากกว่ารู้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เราใช่มา 那么，嗯，在来禅心之前，大家可以稍微的自我一下，在来禅心之前，啊，你的心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？每天在这个红尘中。 什么是岁月流转？他苦，你就苦；他乐。 พูดจะวานกอนก่อนว่าทำไปทำไปจะ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ห็นใจเห็นเวทนานี่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นาม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นามก็เห็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เห็นรูปทุกนามทุ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ารมณ์เป็นหมวดหมู่ไปตาม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รมฐาน那么我们老老实实用功，通过你不断的用功， 会发现啊，这个身和这个心，只是云和色而已。我们会看到身苦、心苦、名苦、色苦，这个身心呢是苦的。图。รูนี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้อนทุกอันนทุกสภาวะทุก อาคันตุกะทุกนิสนะทุกอากันตะคือทุกคือทุกจรมา ทุกหนังนิดคือต้องเชื่อเสมอต้อง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ทุกหนังนิด那么身苦、心苦、名苦、色苦啊，甚至于有的人呼吸。 那么，嗯，大家对苦的认识，在这儿已经昨天三个整天已经过去了，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对吗？这个身体坐在这儿啊，不停的在变化，一会儿腰酸背痛啊，一会儿又不痛，了，这个心也不断的在啊变现给我们看，一会儿心情好，一会儿烦躁，过一会儿。

ตัว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ป็เลหา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หมือนอีก น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น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ก็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ช่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ความโลภ ความหลง ความริตกความร้อน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แทนที่มันจูปกติ มันก็มนแค่เป็นภาระต่อนามคือปิดใจ那么，我们原本呢， 是正常的，原本呢，啊，是清净的，啊，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慢疑，你今天才有了那么多的苦，啊，原本你是正常的，原本你是很清净的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，在你用功的过程中，某一个时刻，你发现。 是清净的，你是正常的，你没有苦，没有乐，你可以做得到。เราก็ตื่นรุ่นล่าพเห็นลูกทุกนามทุกจะได้ช่วยลูกช่วยนาม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ทุกพยายามช่วยไม่เคยช่วยลูกช่วยนามเลย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ทุกอยู่จะนั่นมาตั้งยี่สิบสามสิบปีพอม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หลงพยามช่วยลูก 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ช่วย ไม่หามาเพิ่มอีก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คยสุบุดีพอ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หรอกไม่เอาเลยแม้แต่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นะต่าคนมา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ช่วยก็ตื่นร้อนที่จะช่วย ให้ลูกให้หน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那过去的这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。 这苦一来了，就变成苦的那个人。长老说：“苦的还不够吗？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，不要再增加自己的苦了。长老又一次劝你要帮自己。你要开始帮自己了，从踏进禅堂的第一天开始帮自己，离开了东禅禅。 需要继续的保自己，不能让苦继续增加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让它一天比一天的减少。怎么样减少？啊，苦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生气了知道，贪了知道，不停的知道，你的苦会一天一天的减少。 ก็เป็นทำให้ทำให้เกิดทุกข์ได้ 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ให้เป็น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ังขาร 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ังขารเป็นวิสังขาร หยุดตรงหยุดคิดในเวลาควมที่ไม่ควรคิด 知道了。 ท่านหลายว่าเวลานอนหาเรื่องมาคิด คิดในเวลานอนหลับในเวลานอน 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ฝันฝันที่นอนฝ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ับเต็มที่นะ นอนแปดชั่วโมง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ก็งัวเงียอยู่ ต้องหัดตนสอนตนเวลานอนก็ให้เป็นเวลานอน เฉพาะเรื่องชัดเจนแม่นยำ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มาธิ 不是我看来的，不是我背来的，是我亲身体悟到的，啊，是我经历过的，啊，是我像你们一样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亲身看到的东西，啊，就像啊洞洞禅的每一位老师告诉大家的那样，啊，我们可以保证，我们告诉你。 如果你能做到，你一定能够离苦。那么，尊者还想到，今天是第四天。 知道应该在早上一睁开眼睛，马上觉知自己。啊，你可以不用马上爬起来，但你要先觉知自己。啊，睁开眼睛以后是处于什么状态，然后马上站起来。啊，马上带着觉知站起来，洗脸，啊，洗漱，然后来到禅堂。只要一睁开眼睛，觉知马上回来。 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งานชอบที่สุด 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น่ป็นงานชอบที่สุด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นะเรีว่าช่วยรูปช่วยนามนั่นเป็นงานที่ชอบที่สุด มันทำได้จริงๆ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หลงเนี่ยมัน พอใจมันชื่นใจ เวลา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กิดไม่โกรธมันชื่นใจจริงๆมันเป็นงานชอบจริงๆ พวก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ปรมัตสัจจะมันจริงคนละอย่างกวก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มันก็จริงแบบนั้น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บบ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จริงแบ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บบ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มีคู่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นสมมุติบัญญัติประมัดสัจจะ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มีอยู่那么在我们生命中有苦 就应该有，没有。 难吗？难吗？ขีดแผนที่ให้ขีดแผนที่ไว้ให้เดิน เพื่อจะได้สะดวก มันต้องไปแบบนี้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ห็นสมมติ สมมติเป็นลูกก็มี สมมติเป็นนามก็มี บัญญัติเอาว่า 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ชอบ 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ชอบ ในความบางทีบางคนบัญญัติเอ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พอใจ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บัญญัติใ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พยายามว่า ว่า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รา มันบัญญัติเอง คนที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ค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ก็มีแล้ว我每天在这用功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从你的身 和心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叫无常？啊，它整天在变化，啊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对吗？这几天用功的过程中，大家要啊用心去看，你的身和心是无常的。啊，老毛讲，身和心呢是虚幻不实的，啊，是一种幻想，是一种假象。 一定要从你的实实在在的用功的过程中，清楚的看到这一点。那么，我们把身和心看成是真的，身体出现了，哎呦，好疼啊！心里出现了，哎呦，好苦啊！心里又出现哎呦，好开心啊！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。长老讲，生气了，就真的生气。

看到身和心是无常的，看到身和心是苦的，看到身和心是无我的。无常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，苦是我们永远都忍受不了，无我你根本没有办法。 看到这一点，然后嗯，原来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น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ก็จริงแบบนั้น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ก็จริงแบบนั้น 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我们一面嗔心升起的时候，别人说了一句什么，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你生气。啊，大家好好的想一想，生气的时候有决心吗？没有。 就生气，要想办法怎么去对付。 如果全心来了，你有觉性的看到自己生气了，好好的回到当下，你会发现，长老说，你会发现长老向大家保证，全心那一面全心一定会过去的，它一定会过去。 它不会十年、二十年、一辈子在你的心里，那种难受的感受也一定会过去。等过去了以后，你才发现它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生命的。啊，每天唠唠叨叨的讲，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点：身和心所有变化的现象都是生灭的，它肯定会过去的。 那么你忍忍放下，轻松的活在当下。就像昨天长老讲的，那位杀了母亲的人，当母亲倒闭了，后悔来不及。本可以跟母亲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善人，成为一个孝顺母亲的孩子，变成一个忤逆不孝的杀母地狱罪人。 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ก็มีอยู่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อยู่จริงจริง แต่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นั้น เรา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ที่ยง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ถ้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แก่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บุคคลผู้บำเพ็ญ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็เกิดตรงนี้ได้เพื่อสู่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ญาณขึ้นมาได้所以一念觉性的提起和一念知道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！佛陀教的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就在这儿修，这就是修行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就这样不断的生死轮回。 บัดนี้เรามา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ด็ดขาดเลย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那么我知道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再也不因为它的无常而苦了，再也不因为身心产生苦而苦。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สรรเสริญ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มากจนพระองค์ได้ตัดพาทิตออกจากพระโอษฐ์ของพระองค์เมื่อใดว่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ไปว่าตามเลยทีเมื่อใดบุคคล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 ให้เขาว่าตาม ให้เขาว่าตาม ให้ว่าตาม เมื่อใดบุคคล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ให้ว่าตามเมื่อใดบุคคล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บุคคลเห็นรูปปัญญาว่า เห็นด้วย 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 จบแล้วนะ สังขาร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ั้งปว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สังขาร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ั้งปว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น่าชมน่าชมสังขารเ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ปว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ด้ได้ยินมาได้ยินอ๋อหนอก็ให้หลวงตาว่าเลยก็ได้แล้ว 任何一个人啊，用你的智慧，能够看到啊，这个所有的身跟心是无常的。那那，要么你内心的痛苦，你断了。 那时候，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曾经的迷。一个看到自己啊如何迷的人，也同时会看到啊佛陀讲的道是什么。你也会走在这条正道上。 那么，任何一个人如果用智慧看到了这身心的一切都是苦的。那么，你就在那那那，这东西变成痛苦的、钻牛笼，那那那，就是贪嗔痴。那么你会看到你在苦里。 迷失了多久？迷失了太久了。我这一部分也对，本雅瓦，当当皇被阿纳塔，不是我本人，事情当皇被阿纳塔，不是我本人。当我们啊用智慧啊看到了这一切都是无我的。 那么，我们要在无我中啊，清楚的知道。如果清楚的知道无常、无我、苦的人啊，你已经是个佛陀。 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不要再因为无常、苦、无我再去迷、再去苦了。不ุถุชน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那么世间人把无常当成苦。 เรา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把苦当成苦เราจึงหัดแล้วว่าเวลา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 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所以我们才说把苦变成不苦เออ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หลง把迷变成不迷เวลา 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โกรธ把生气变成不生气 เพื่อจะไปให้เหนือการ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จ็บต้องแก่ต้องตายแน่นอนสังขารคือรูปทำงามทำนี้ 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แก่เจ็บตายไป那么我们清楚了它是无常 苦无我的，没关系，让他生，让他老，让他病，让他死。ทำยังไงเราจึงจะเหนือ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ได้只有决心能够带领我们超越生老病死。ไม่มีทีใดต้องฝึ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ตามหลัก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สอนไว้ เราต้องฝึกวิสมะเขาต้องฝึกตามหลักที่พระเจ้าสอนไว้หลัก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ทั้งสี่นี้เนี่ย一定要在佛陀教导大家的四念住的指导下จากนั้นสูตรพาไปหรือว่า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รมฐาน这是我们 最好最好的一本书。变成佛了。九了，变龙变猪，九了变，了，有九第，二变。变赖变利，变赖变利，变。变皮变土，变。变皮变土，变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把苦啊变成知道，把迷变成知道，啊，稳稳的。 扎扎实实的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那么我这个老人家讲多少遍啊，都不能代替你们。你们一定要自己老老实实的做，老老实实的用功。 把身和心啊当做一本最好的经典啊，让啊知道变成啊学生，好好的去学这本书。龙变哎，路变哎。迷是什么？知道是什么？ อะไร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อะไรไม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เลือกได้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我们可以选择ดูเองเห็นเอง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ใคร那么自己知道自己看见没有问题เป็นปัจจัตตังของใครของมัน不断的用功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体验只有答案 会不断的涌现出来。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ผิดเป็นถูก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เป็นดี มันก็ไปไม่ถึงมรรคผลนิพพาน如果我们不把迷和苦都变成知道，永远你也找不到佛陀，永远你也走不到涅槃。บางทีอาจจะมีสุขมีทุกข์ก็ต้อ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 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สุข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看到他苦看到他乐不要变成苦的主人不要变成乐的主人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แลอยู่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แลอยู่一定要跟觉性在一起一定要跟觉性在一起ถ้าเราไปดูพระสูตรตอนปากนิพพานสูตร ตอนพระเจ้าปณิพานพระองค์ทำยังไงละสุขละทุกข์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แลอยู่ปณิพานตรงนี้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悉达多王子拥有的比我们多多悉达多王子拥有的快乐比我们多多啊，悉达多王子还是一样要寻求那条超越生老病。 超越苦乐的那条路，跟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同一条路。他们不停的看见、看见、知道、知道。看见苦，不成为苦的人。 看到自己的嗔心起来了，不要再成为啊生气的那个人了。人到，不要这边不嗯，那么乐来了，你不要啊洋洋得意的在里面没有觉性的乐。没得人。嗯，那么只有知道。 不要因为什么而成为什么。这才是生命。真正的生命没有因为什么而成为什么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因无所度。 เรื่องมี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วามชังไม่ใช่ชีวิต爱恨苦乐嫉妒羡慕这不是生命มาตรฐาน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คือ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หนือ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หนือ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ที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กับอะไร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กับอะไ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生命是没有责任 没有因为苦而苦，没有因为乐而乐，没有苦一来就跳进去，没有乐一来就跳进去，是正常的。那佛教把涅槃的同义，正舍、感恩、戒、定、道，嗯，变成我们生活的所有一切，嗯，佛陀就是在里面一个正常人啊，这样的心中。 ไหมยังมีอยู่มรรคผลนิพพานถ้าเราอยู่ในชอบถ้าเราอยู่ในชอบโลกจะไม่ว่างจากพระอรหันต์แน่นอนถ้า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นี่ย如果每个人都学会如何让自己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，这个世界上是不会少得了阿阿罗汉阿罗汉永远。 没实体，本那罗有什么。让觉性圆满啊！阿耆那叟，有没实的，本那罗。那么佛陀时代有一位啊尊者叫阿耆那索，阿耆那索就是一位觉性圆满的人。没切来吗？

嗔不再嗔了，痴不再痴了，这是一个觉性圆满的人。โลกจากแม่ว่าจากพระหลานอคีนาศกคือพระหลานนั่นเองน่าโลก那么这位阿提那索尊者呢，啊，是一位觉性圆满、有威仪的一位尊者。เขามีวัดกันหรือคุณธรรมแบบ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วัดกันในรูปแบบ 如果ใครมีหน้ามโนเป็นทาใต้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โดย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างวัคิยัสสุ是阿罗汉，在南传讲阿罗汉就是涅槃。嗯，那么尊者讲不是形式上的阿罗汉，不是穿什么衣服才能成为阿罗汉，不是要有一个什么仪式才能成为阿罗汉，一个有决心。 觉性圆满的人他才是真正的阿罗汉。所以，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涅槃，也都能成为阿罗汉。那么，从修行从开始就是觉性，中间也是觉性，修行到最后最究竟的。

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แบ่งที่ที่พระ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มอบไว้เป็นมรดกให้กับพวกเราทุกคน คือกายคือใจคือทุกคือมีทุก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ทางที่เราเดินตามแต่ที่这个地图就是佛陀用六年时间找到的，用四十五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的告诉大家。